第四十课：人类超能力会改变世界纪录吗？一、听力，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、游泳是非常有益于健康的体育运动。 因为它可以使人体肌肉都得到锻炼。一旦学会了游泳，你将终生不会忘记。它不仅能够在危急的时候挽救你的生命，还是完成许多其他水上运动的前提。二。 你在某种运动项目上有着特别的天赋吗？检验一下你最喜欢什么吧。你是喜欢和别人一起运动，还是更愿意独自运动呢？其实哪种方式都没错，你只要记住，胆小鬼可以通过运动变得勇敢，而好动的孩子则可以通过运动发泄精力。 三，田径运动包括下列人类最原始的运动：走、跑、跳、投和推。十项全能运动员是田径运动员中的王者，他们要按顺序参加十个指定田径项目的比赛。在两天的竞技中，他们要分别在赛跑、跳跃和投掷项目中赛出自己的最佳成绩。 四，所有的运动员，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，在运动中有了诸如进球或者跑了第一名这样的精彩表现后，都会非常兴奋。但是，他们如果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，就会感到失望。那么，运动带给人们的究竟是愉悦还是痛苦呢？可能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会有发言权吧。 五，体操运动员特别敏捷，他们所完成的动作需要巨大的力量。有时他们在蹦床上练习，蹦床的弹性特别强，运动员会被弹到空中非常高的地方。顶级的体操运动员在学习复杂的动作时，都会训练几千遍。 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在难度极高的运动中保持最完美的姿态。